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家辉，你家有女初长成，对，长成了，终于长成。家辉过去在节目里只是担心他的老婆哈，现在我发现也开始担心女儿了，担心的角度不一样吧？哎，我是说以前我担心老婆是担心她有其他男人， <laughs> 我担心我女儿是担心她没有男人， <laughs> 担心她变剩女。 因为我觉得以前一直有人问我嘛，哎呀，你女儿长大交男男朋友，你一定感觉吃醋，很不好的。我说刚相反，因为我觉得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东西，而且你谈了恋爱才懂得成长，才懂得关心别人。你你希望你女儿有人追啊？谈恋爱至少谈恋爱，我叫她追人，她也不要。我教了她，我说，哎，女儿啊，勾引男人很容易的。 <laughs> 我跟她讲了十个教授，她都不行。 他都不要做，这是好爸爸，对对，好爸爸，你你可以参加中国好爸爸，不 <laughs> 是，对对对对，你 <laughs> 这个好爸爸， <laughs> 现在这个娱乐娱乐圈，他们现在有个话题，叫说娱乐圈的明星啊，呃，时髦这个叫晒娃，嗯，就把自己的孩子拿出来晒，那现在咱可以晒晒，最近大 S 生了个娃，对吧？你看这就是，呃，这是女儿，女儿吧，还是儿子？儿女儿，我闹不清啊。 就是 <laughs> 长得 <laughs> 都像， <laughs> 就是而娱乐圈流行晒娃。嗯，我就是呃，而且还有一个话题，说是这个台湾有一个明星叫吴尊，香港的人还是台湾，我一直搞不清楚吴尊。啊，说他的女儿啊三岁半，最近呢呃这个浙江卫视有个节目叫《爸爸回来了》，是那这种真人秀 <coughs> 拍拍他给他女儿三岁半的女儿这个洗澡。 <coughs> 大概引起了一些争议，就是说三岁半的女孩能不能这么拍她？嗯，对吧？你让她这个，没错。当然，这电视台可能弄了个树叶子啊，弄了个什么，但是仍然有观众觉得说这个不妥，甚至有的人就直接认为，哎，我不知道你说爸爸给三岁半的女儿洗澡合适吗？我觉得。 看情况吧，这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。你看，我们马家辉也晒娃， <laughs> 他出本书叫《小妹讲他女儿》，你女儿十来二十岁了，你这么出书讲她的故事，那这合适吗？对 <laughs> 你像我有一次在做一个电视节目，我碰见一个爸爸，也是带着他女儿。嗯。他说呢，他是家里是离了婚的。嗯。那么他说他跟女儿特别好，他说他跟女儿现在是八岁吧。嗯。呃，还一直睡在一张床上。我也不知道这种。 当然他是亲呐，但是你说这这个合适合适？但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你讲太难掌握了。这什么叫合适不合适？因为没有什么客观限制、客观条件来说明到了哪一点叫合适，哪一点不合适。尤其什么岁数？比如说我们一个好朋友，一个社会学家，呃，很正人君子，我们都认识的一个香港社会学家，他有个朋友生了个女儿，很可爱、很漂亮。但那个女儿刚出生，你看一两个月，你就看着那个女儿长大。 人家朋友的女儿啊，每次看到那个女儿，因为两家人太熟，所以那个小女儿呢，就从不会走路，一直到慢慢念小学啊，甚至上中学，都跟我们这位朋友特别亲。每次见到就哎呀，叔叔你又来了，就搂抱一下。 <laughs> 然后有一回呢，呃，我这个社会学家朋友又去看他们朋友在朋友家，然后一进门没多久，那那个女儿已经亭亭玉立，初中生，初中都快上高，哎呀，女生叔过来一抱，然后好跟着呢。 后来呢，我这个社会学家的朋友，就那个女儿的父亲，把这事儿拉着，哎，我提提你啊，你下回别这么再抱我女儿。 <laughs> 但我想说的是，你怎么判断，就这个女孩子是一个，我从小看到大，就等于我也有一个很要好的哥们儿。嗯，我这哥们呢，他那个女儿是，呃，我最后一次看他洗澡， <laughs> 我看过他洗澡，是一岁。 不到的时候，因为太可爱，他洗澡的时候最好玩，洗澡时候爱玩爱闹。然后告到时候洗澡了，然后我们就去看他洗澡，说看他爸爸怎么给他洗澡怎么样。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太可爱，好好玩。后来呢，我再碰到他这个女儿，是一年前，十来岁了。 然后一群人哄到，你说哎，我差点在洗澡，真的，因为我印象中一直是那个在洗澡、在跳、在玩鸭子，那个很可爱的小女孩， <laughs> 我差点忍不住，哎呀，叔叔，那时候， <laughs> 但我就还好忍住没说出来。 <laughs> 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你这个情况，你你怎么去分辨定夺呢？对，亲情很难讲，亲情这种绝对不是外人能够理解的嘛，哈，因为你是亲人，很多事情你不会去想的，等于是说朋友。 跟问对方借钱，我说帮个忙，你会想想值不值得，有没有能力？很多时候亲人，比方说我我女儿好了，今天假如健康出了问题，呃，需要我捐什么身体什么部分，根本对我来说不是选择，根本不会去想。 还不会想任何的千分之一秒，我要还是不要？不会了，Oh, of course，就就做。像我举个例哈，你问他，我呃替他洗澡等等，我想到他出生的时候，出生了一两个月，我替他拍的照片是裸照嘛，很可爱啊，baby 在趴着。然后呢，我就拿去在美国拿去那个冲洗，怎么讲啊？冲洗冲洗相片。呃，相片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数码照相机嘛，呃，要去相片。对啊，就要去嘛。 那给了底片，后来过了几天去拿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女职员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睛看着我，因为呢，她这个把照片给我了，我还要拿出来看嘛，还很高兴，问她，你看，是我女儿是一个裸体，OK？她那种眼神我到今天都记得，可能他心中你这个亚洲来的，对，变态，对，变态，甚至可能打电话想报警，说我以为有儿童，我那时候一察觉，我说啊，就是我女儿，我女儿很可爱这样。 可是他完全，我们作为父亲啊，完全没有任何这种感觉。对，假如我后来想说，假如我今天是其他人远远看到一个，比方说中东的、非洲的男人拿着一个儿童的裸照什么，我一定乱七八糟想很多事情。 <laughs> 那可能是基因了，有这个说法嘛？说人呢，其实论伦的机会很低的。为什么？你基因在里面经过很多年的演化，你不会对你的亲人有性欲的。 真的吗？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这事儿我一直就没这个体会，因为我没有姐妹，所以这也是长久以来我的一个疑问。小时候我总问我们班有姐妹的那些同学，我说你真的就是，要是你的姐姐和妹妹哈，就是在你面前洗澡啊，对，不穿衣服，你我我我说我知道你不能干什么，但是你一点都不想吗？ 我说你毕竟是个男的，但他们好像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。他说他没有啊。我说我要叫我也难说， <laughs> 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手不能，我没有这个体会，我没，有我没有这个体会。我那天，我那天，你干嘛问他们呢？ <laughs> 你那个地方女的都去找别的男人。 <laughs> 我妈妈没有给我生一个，所以我没有机会实践。再说我，我那天听一个小女孩，一个一个小妹妹，也也是二十多了，她说啊。 他说，他说他爸爸老骂他，因为他小时候跟他大爷一块长大。他小时候的他爸爸就老骂他，就说你都这么大姑娘了，从这个浴室啊洗完澡啊跑出来，可能就裹着个浴巾，老是在这个这个大爷面前啊噔噔噔噔跑到房里去了，噔噔噔就跟半裸的一样。他说他爸爸老是骂他。哎，他一说这个，我脑子里马上想起一个周星驰的喜剧。我想我要是他大爷哈哈 <laughs> 哎， <laughs> 又来了又来了。 不愧，真不愧是你们、你们家的 <laughs> 家乡的，所以就是。 <laughs> 没有时候你住在同一个家庭，我们这样想当然是这样嘛，哈。可是你住在同一个家庭，除了我说可能基因哈遗传下来，另外就是你也习惯， <laughs> 你每天看到那个人，就算你身边的人多帅哈。 他你不会觉得的，我老婆没称赞过我 <laughs> 半句。对，当然我们这个好像讨论人家吴吴尊会不会乱伦的问题，这就 <laughs> 有点太过分了， <laughs> 无稽之谈，对吧？这个他没有，他不这个意思，他就是说啊，到底到底会吗？那去广告，我告诉你啊，太过分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他不是说他们乱伦的问题啊，就到不了这个问题，而是说这个事儿现在引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。 你看，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在变化。嗯，过去古典时代，一个艺人他是凭着他本身的才艺，嗯，去演出，呃，争得有这个粉丝啊。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呢，你可以不需要才艺，甚至你的才艺不重要，嗯，你只需要把你家庭晒出来。嗯，今天的电视发展到《爸爸去哪儿了》，对吧？我们要看你和你女儿的关系，你们在一块怎么玩真人秀。 对吧？用不着你会唱歌，用不着你会跳舞，用不着你写书，就看这个，就看这个你就火了，然后火了之后就看这个，你就钱就挣着了，广告也有了，甚至拉着孩子一块拍广告啊，就出现哎这么一种模式，挺有意思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当然所有的电视节目，包括这个这个明星本人他们讲的，我们拍摄的都是所谓他们我最烦这词儿，就所谓正能量的，都是阳光的，没有什么什么不。 不好的，所以我带着孩子上来怎么不行呢？对吧？没有说不行，但是呢，我也听到有一些人，同样也是娱乐圈的明星啊，很瞧不上，就是说我绝不会带我的孩子上电视，或者让他出现在公众呃面前，他们会觉得这完全的不可接受，对。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心理学者也曾经在私下里表达过这个看法，就是他说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不好，所以我就真的不明白了，就是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看？我我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关注私隐的人，就包括在任何公开场合，比如说今天在。 东莞演讲，那也有主持的朋友问我上东莞演讲去了，对啊，那边的行业都需要你去指导。 <laughs> 你看，你对东莞有太大的误解了。我跟每一个人说我在东莞过夜，我说，哎呦，去考察这个打黄的成绩如何， <laughs> 去验收是吧？肯定是请你讲扫黄的体会。不会不会不会， <laughs> 就真的讲这个知识分子问题。嗯。然后呢，但你看到他们就会，比如说有些人，哎，你可不能讲一讲爱情啊，你的爱情生活啊什么？我通常就绝对不会提这些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。 用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眼前，是是有个考量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节目主持人，我我在讲的东西是什么，是在我给定的范围内，你们接触我，那别的范围不属于我认为跟公众相关的事。比如说，我如果是个歌星，那我今天就出来唱歌，那他当然可以有权圈定，说我别的东西是不出卖的。 我我想像现在这样子带着孩子上去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这个时代又流行真人秀，真人秀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不够真实，嗯，或者觉得自己生活不太确定，想知道所谓真实生活人家到底是怎么活着。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真人秀，都是想看看别的人的真实生活是什么，所谓的真实生活。那假如那个人甚至是个明星，那就更好了，像《爸爸回家了》这个。 因为那些爸爸都是还是我们本来认识的人物，我现在能看到他真人的生活，怎么样？我就算不看他给女儿洗澡，我起码看到了他家原来跟我家一样也有个洗澡房的。 这洗澡房是什么样的？那个马桶是什么回事儿？我都看到了，太好看了你就你就没有，在 <clears throat> 我你去东莞那个，你说人家问你 <laughs> 爱情生活， <laughs> 不是那个那个，那我突然发现我跟他有共同点了哈。别人呢，我去刚去武汉大学，也是人家问我爱情生活，我也跟你一样不回答，我说我不回答，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文道的爱情生活， <laughs> 就回答了你的爱情生活，没有了。那那个我个人觉得说。 呃，哥，怎么讲呢？每个人对于这像你说嘛，保护自己的私隐是你的选择，哈。嗯。可是因为你是梁文道嘛，啊。嗯。假如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梁文道，不管他叫做马家辉还是邓文涛还是谁谁谁，他有他的选择嘛，哈。像我从我女儿一出生第一天我就开始写了，公布她出生的事情。我在想，假如当时已经有 Twitter、有微博、有什么？ 我就已经二十多年来公布了他的生活，那我这样做也不是为了吸取吸金，不是为了赚钱广告代言，不是，我就 enjoy，我就享受那种很细腻的部分。而且坦白讲，像我一天在美国比较紧密，一天跟他生活相处二十四小时，太多的事情发生了，我没有把全部都铺露啊。 我就步入某一点，我觉得啊，透过他的事情也帮助我，或者说帮助我的分享的朋友领悟领悟人生、领悟生命的某些部分。我觉得，假如我做这样的选择的话，我觉得觉得无可厚非吧。这个有他有的参加的明星，你看他讲的其实反映了另一个问题。他说，现在这个爸爸能跟孩子在一起多长时间？说我要不是因为拍这个节目，我根本不可能跟我孩子。 连续的相处这么长时间，而且还一块玩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。真的就是我跟孩子也玩了，我们还拍了节目，有了一个生活的体验。但这个里面有一个，真是好悲惨啊！就因为不拍节目，他们原来还没这生活体验。 <laughs> 但是这里边就有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在众人的这个窥视，不叫窥视吧？众人的观看呃之下，有的儿童心理学家觉得。 这个该怎么说？有些明星就希望孩子是明星，他就希望孩子从小就出名，所以他不练。个。谢霆锋他们那样，哎，但是呃，有的儿童心理学者就会认为呢，这突然间让小孩啊，你这个这种等于说人为的让他一下子进入一个公众视野，这这个对孩子的影响。但是这个东西，我又想起来，家辉刚刚讲一点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家辉说到他二十年前写他女儿的故事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微博，没有推特，没有微微信。 那现在有了，那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我发现自从有了这些东西之后，我们身边的人有了小孩之后啊，真的是刚出生的照片就放上网，对不对？后来真的是说不定还有成长记录，对，每天他怎么样？我忽然在想，也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出生的这十年内出生的这一代人，将是地球上第一代，他一开始就没有私隐的一代人，哎。 他从零岁开始，他每个月每个礼拜的照片都在网上，他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甚至他换过什么尿片，什么时候拉过肚子，什么时候病了，妈妈抱他去医院，全在网上。对，这一代人是一第一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代完全没有隐私，所有东西被公开的人，从来就这样。嗯，那么将来他们会怎么样？ 他们将来对私隐的观念会有什么感觉？他会不会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了？还是说他更容易觉得自己会被伤害了？可可是文道，假如你呃呃呃呃，我我刚提到说呃你你这样看的话，我们吸引的概念早就改变。还有什么叫做吸引呢？像我刚说，我跟我小孩相处了二十多个钟头，可能发生了二十件有意意义的事情，我铺露的只是其中一件两件。 其他十八件，可能我觉得不需要，不值得，或者说刚相反，太珍贵了，我不想跟别人分享。其实也有我吸引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像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，这一代的问题，可能有另外的关键，不仅是没有吸引啊，就算真的没吸引，更重要的他们没有遗忘，这一代没有遗忘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会忘记事情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。 没错，对，当一个人记得每一个事情的话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。没错，是对。那可是这一代是怎么样呢？他随时从小到大被迫记录了爸妈的手机照片、录影什么所有家人朋友的对他的记录。那不管有公布没公布，你从随时可以重温你三岁受过的伤害。我五岁的那时候被弄哭了，我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觉得。 没有了，打怎么讲呢？破坏了我们遗忘的自我保护的功能，那个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。对，因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呢，就会对过去的事情，他会有选择性的遗忘，甚至是虚构。对，嗯嗯。嗯，然后有些人后来可能选择埋名隐姓或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过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改造自己的机会。 但是现在的你，对成就你今天的过去历历在目，对你的历史已经写在了网上， <laughs> 永远不能篡改，没错，是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，所以真的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。有的人的性格呀，有的明星的性格呀，他就是很阳光外向，嗯，他甚至恨不得把他们全家，他这这这都忽悠到电视上给让你们看看，他高兴，对吧？但是有的人，那你比如说像我，我就觉得。 这完全就就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除非是你穷穷疯了，就是说我这这揭不开锅了，对吧？否则不出名，就不就是靠就是就是，比如说啊，让自己的孩子，有些父母亲觉得孩子应该当明星，这是好的，但是也有一些父母觉得孩子最好一辈子别出名，如果不是生活困难的话，因为我知道。 不出名有多么的自由啊，对吧？生活有多么的好啊！对很多人呐，出名的时候他没想到报应啊，他有报应的，对吗？比较比较多的困限，所以这个年头，我觉得交朋友很累。以前交朋友，我要那个很简单嘛，在保护，基本上保护朋友的私隐嘛。哦，现在不是啊，有些朋友喜欢出名啊。我碰过一些娱乐界或说名人啊，我们合合照自拍完。 过几天再碰到他，他问我为什么不上不不放上网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他就他希望这样子，他他他那有些呢，假如我经常把文道放上网了，就被他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怎么办？我就不不容易判断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你讲的正是我想讲的，我最近真是有一个感触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咱们的就是有些朋友啊，他这个不保护朋友。 这一点让我有时候特别失望。我说的还不是说上个微博拍个照片这种，就是言谈话语之间，我认为啊，他绝不是对你有坏心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，他就是人聊天啊，有一种快感。比方说文道，咱们俩是好朋友，我知道你的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可能我到另一个朋友圈子里，你们说文道，哎，文道有的事儿你不知道吧？你知道他忍不住。 他也不是说诚心要坏你的事儿，但是这种人就是嘴上没把门的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怎么周围啊太多这样的人了。就是你怎么如果咱们真的是那么好朋友的话，你怎么跟外人说话？你脑子里没根弦儿啊？嗯，就你不保护朋友，你不帮朋友保守这个秘密，到最后，最能祸害朋友的就是朋友啊，是吧？他不是敌人，敌人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最后发现害你的就客观上害你的，甚至你也会原谅他。 因为你知道他不是有心的，可是不是有心的，你怎么这么糙呢？ 他就是说话的时候，或者平常心思里面就不存这个东西嘛，就不存，就不存这个。我就发现，你看北京人就就就有名的聊天你你你在这儿，咱咱咱就说，咱就说他，你出去上一厕所啊，转头就跟你说， <laughs> 就说他他他，闻他床底下放了一堆刑具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怎么就一聊天聊高兴了呀，完全不知道谁是朋友。对，就是以前一个朋友提醒我的，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讲一个人放心，就算我跟别人讲你会。 不会伤害到你的。我要讲该讲的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那到最后一定把不该讲。的。